这这里，呃，这一节课呢，跟下一节课呢，两节课的时间话才把一上完，对不对？这本有三十七页，对，非常的非常的多。可是其实很多地方啊，都是都是题目，目占很大篇幅，然后实物简洁，对，占大篇幅，不然的话其实还好。它基本概念其实就那几个，对。那我们这边把它把一上，如果说啦，这边上不完的话，可能就会压缩到下一班的一些社会法一跟国家法一的空。 因为台湾法医呢，在以往的国家考试里面是每年必出的题目，是每年必出的题目。那这个每年必出，其实又有几个是专门是热门的考点啊，例如说像强盗罪，然后包括准强盗罪这个部分是非常热门的考题，对，几乎都是一定会跑出来。还有切盗抢夺跟强盗怎么分，然后诈欺，所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传统上面台湾法医很喜欢考的考点。那剩下的小罪呢，就比较少考，小罪通常都是躲在跟。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犯罪里面，例如说上礼拜讲到的那个妨碍自由罪这样里面，会跟那个混在一起考。对，那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残忍犯罪题目为什么是国考里面出题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呢？那是因为说残忍犯罪里面题目呢，可以把刑法总则跟刑法分则混在一起。对，那我们看后面有一些题目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把。 种子跟分子的概念混在一起，因为财产犯罪的部分呢，之所以很好出的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出题老师比较好去想象说那个题目的情节啊，像说某个人呢去窃盗之后呢，然后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就开始做强暴胁迫行为，然后这就是从窃盗罪一路考一路考，加重窃盗罪，然后再考到转念强盗罪、准强盗罪，然后强盗罪的结合犯，所以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考点可以考，所以难怪说每年都会至少会出。 律师四百万基本上为各处都会有一题谈犯罪，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刑法分则上面的学习上面重点。那可是学术在这学术在这边呢也是相当的多，意见非常分歧啊，对啊。那我只讲比较多数的看法，比较多数学术看法，还有所谓的重要的实物见解。那剩下的那些比较少数的看法，不是说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说你在考试的时候啊，其实没有办法写这么多意见出来。 去翻一些什么市面上的参考书，针对某个特定的争议问题，可能就有五六说这样。那五六说你不可能都马相去啊，对啊，所以你一定要说，实物经解是哪一说，那比较多数的经解是采取哪一说这样。对，除非是那一种真的没有所谓的多数见解的一种争议问题，才需要把呃有可能涉及到的答案都把它考虑进来。OK，好，那黑板上面呢是依照所谓的呃。 可能是说它是德国来的体系也好，对啊，它是依照所谓的侵害个别财产法益的这种犯罪，还有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这样犯罪去区分我们刑法分则里面的财产犯罪。对，那基本上有一个犯罪呢没有在那个上面，叫赌博罪。呃，赌博罪你会看到它是在所谓的赌博罪章里面。那传统的认为说它保护了法益是所谓的风气，就是社会上面的善良风气。 不过，风气这种东西能不能当做保护的法，其实是有非非常有争议性的。所以在德国，他们其实都把它赌博，所以也把它认为是一种财产犯罪。为什么？你到那种帕青博店去赌博的话呢，他就是故意把那种城市设计，设计成说让你十赌九输啊。 所以你你投什么东西钱进去呢，都是因为输，所以是侵害你的财产法益，他们是这样子认为，他们不认为说那个是一种保护善良风俗的犯罪，对。所以如果说赌博罪要有正当性的话呢，就只能够从有点类似所谓的剥削啊，或者重利的这个角度来思考。呃，可是因为章节上面的关系啊，我就没有把赌博罪移进来。不过你可以叫做赌博罪有人主张说它也是一种财产犯罪，OK。好，那如果大家都抄完，抄完了。 因为接下来可能要赶一下，对对对，我会稍微赶，OK。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讲财产犯罪，后先了解到说，那刑法到底透过财产犯罪去保护了什么东西？ 刑法上有保护什么样的财产才算是刑法上的财产？然后可以透过财产犯罪来加以保护啊。这边呢，对于刑法上面的财产概念呢，当然跟民法上面是不一样的，当然跟民法上面是不一样的。民法上面即便说呢，例如说它是出于不法原因所给付的话，在一百八十一条的部分，民法一百八十一条那个是不能够请求返还。 对对？不大家都清楚，可是刑民法上面不能够对这样一个不法原因几父去请求返还，跟刑法上面要不要去保护这样一个不法原因继父的这种财产，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所以在民法跟刑法上的财产概念是不同的。那刑法上面的财产概念是什么样的财概念呢？目前的规则有三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认为说呢，只有限于法律所许可的财产，法律所许可的财产才算是。 刑法上面才是刑法上面值得被保护的财产。如果是那个财产是法律上面所不许可的，例如说我刚才讲过的，你的赌博或者那个资金，我所获的资金，基本上那个就是不法的财产了，对啊，那个部分呢不是刑法上面所要保护的对象。所以如果你去偷了人家的赌，例如说请人家偿清偿赌债，或者把人家赌债据为己有，或者是把人家赌博所生的这些财产都把它偷偷走、窃走。 这个部分是不会构成窃盗罪或是什么侵占啊、强盗的利罪啊，这都不会有这些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赌债本身，就不是刑法上面所容许。呃，不就赌债本身本来就是其他法规范所不容许的财产，那当然在刑法上面，如果营造出所谓的规范性的财产概念这一说的话，认为说刑法上面财产一定是要。 其他法律所允许才才可以值得保护的话，那这样的一种债本身就不是刑法才能法才能犯罪所保护的对象。OK，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完全不考虑法律上面对这个财产的评价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只要这个财产在经济上面呢具有经济利益性质的话呢，这个就是刑法上面所保护的对象。这个一说叫做经济性的财产概念，叫经济性的财产概念。 那经济性的财产概念，主要是用在我们黑板上那边所说的侵害整体利益的财产犯罪这些犯罪类型里面会特别的有用。在这些犯罪类型里面的重点呢，是说行为人呢，透过他的行为呢，到底有没有去侵害到被害的整体的财产利益？那个被害的整体的利益有没有被侵害到？那完全都是采取说的纯粹经济性的观点。 它有存在经济性的观点，那这都是经济上面的财产利益，所以它就跟所谓的法律上面是不是许可这个财产合法性，这个财产在法律上面合法性就脱钩了，就没有关系。只要是这个财产呢，在经济上面是有利益的，那就算是刑法上面的保护的对象。所以呢，像嫖客呢去嫖妓，然后欠那个 <laughs> 欠那个什么东西啊？ 娼娼妓，对，或者说妓女啊，难听，对，娼妓，对，或者欠工厂的那个钱，对，或者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赌债那些东西，因为娼妓跟赌博都是违法的，所以在规范性的或是法律上的财产概念的这种东西，不是刑法所保护的对象，所以你不付钱的，基本上你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是采取所谓的纯粹经济性的财产概念的话，那这些东西当然在经济上面是有价值的。 所以你当然还是刑法上面所保护的对象。那最后一说呢，叫做法律与经济性的残忍概念，就是把两个混合，只要有任何符合任何一个，都可以是刑法上的残忍概念啊。对啊，目前是采取多数说的实物见解，都是采取法律与经济性的残忍概念。对，那这个争的问题呢，曾经考过，在这个讲义的第一页这里，这个九十一年司法第四题，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这个某甲呢，通过传真呢，跟某乙呢去签赌六合彩啊，但是呢，这个某乙呢。 他中奖可能中奖，但是某乙却不给他彩金。那么某人跟他放呛下，说：“如果说你再不给我钱的话呢，我就要找给你教训的。”那么我一听到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心有不甘的，然后用数日前不小心所收到客人寄付的钱元伪造了钞票数张，然后就交给家问一家一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怎么样？我们先不要讨论说他构成什么犯罪好了。在这个案子当中。 你恐吓人家说呢，不给我彩金的话，续签比如说中了那个彩金的话呢，我就让你好看，这个部分。 牵赌了彩金，中牵赌，因为赌博所中奖彩金，这个当然在法律上面是非法的，因为它是赌博行为所产生出来的彩金。如果依照规范性的或者法律行为来概念的话，这个不是刑法上面恐吓取财罪，要保护的对象，它不是恐吓取财罪所要保护的对象。所以如果说他这个案子面乙呢，因为害怕，然后去给他这些彩金的话，基本上行为是不会构成恐吓取财罪的。OK，那后面的部分相反的呢，这个甲呢，他给他所谓的伪造的钞票数张。 伪造钞票数张，这个当然在法律依照法律性观点概念观点来看的话，它也是非法的，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不是刑法上的财产概念。对，可是如果是依照经济性的财产概念的话呢，伪造钞票，其实伪造钞票这经济性观点来看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利益啊，为什么？伪造钞票没有用，它是伪造的，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不是刑法上面所要保护对象。OK，就是稍微给你们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那你答了这下，你打就回家自己看。 所以目前呢，只要基本上只要说这个财产具有经济上面的价值，基本上都是刑法上面保护对象。呃，不以不以所谓的这个东西，这个财财务呢，在法律上面是个合法的为前提。OK，这个是财产上面的概念。那讲完这个呢，下一个就要讲分类的问题。财产犯罪呢，基本上就是像黑板上面所画的这个图呢，它分为所谓的犯个个别的。 个别的财产利益的犯罪，还有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那什么叫做侵害个别的财产利益的犯罪呢？这种犯罪有特色，这种犯罪它是我要保护的对象是行为人所拥有的个别的那个物，个别的那个财物，比如说假的钱包，后钱包本身呢就是这种犯罪所保护的对象，所以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钱包取走。 这个就构成窃盗，所以窃盗罪是最典型的侵害个别利益的这样的犯罪。那如果你说这个案子把它稍微改一下好了，我假设这个被害人钱包呢值的是五千块钱，值五千块钱。那我把他钱我没有我没有经过他允许把钱包拿走，结果呢拿走的同时呢我又放五千块钱在那个原处要给那个被害人的。从所谓的整体被害人整体财产利益来看，这个案子它有减少吗？ 没有，因为那钱包就是多少钱？五千块啊！你把那个钱包拿走了，出去的是五千块，但是同时他又给你多少？请问人给被害人五千块，所以一进一出刚好怎么样？抵消掉。所以从被害人的整体的财产的状况来看呢，一加一减其实是刚好合零和，所以是没有财产上面的损害。可是呢，不要忘记了，像这个窃盗罪，它是侵害个别财产益的犯罪，所以规范的重心是在于说呢。 每个人对于特定的那个个别的那个物，那个所有的那个财物本身呢，是享有所有人为产生的这个持有利益的。所以呢，你就算再放五五千块钱回来，然后你的整体财力看起来好像有一加一减，刚好是没有损失的，没有错。但是你同时却丧失了你对于那个个别的那个钱包的那个持有的利益。 所以窃盗罪这种东西，或者是说侵害个别的财产利益的犯罪，这种这种犯罪的特色，不是在于说呢，被害人整体上面财产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行为产生损害，而是被害人对于特定的物、特定的所有的财物本身，是不是因此丧失了持有的支配关系？它重点是在于说那个物品，重点在物品被拿走，而不是说呢，你拿走了物品之后，你又得了五千块所以你总体上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财产上面的益的损失，不是？ OK，这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特色。那相反的，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特色又是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呢，重点不是在保护那个物，它重点是行为认为说做这个交易呢非常的划算，做这个交易非常划算，所以最典型的就是诈欺罪，就是诈欺罪。 <coughs> 刚才那个钱包那个案子啊，如果改成说呢，哎，那个钱包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市价是。 大概出多少钱？五千块嘛，对不对？实在是五千块，看起来比较不错。呃，那假设说行为，嗯，比要勇敢的例子，啊，举个例子，我举。嗯，假期就上次我们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去看那个演唱会的那个例子嘛，对不对？还记得吗？假如他去买了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那个门票的价值市价就是三千块钱。 所以呢，他就付了三千块钱出去，他就付了三千块钱出去。结果看完之后，他心里面觉得说，这样演唱会只有值三百块钱的价值而已，他竟然付了三千块钱出去，这个是非常不值得。可是呢，不要忘记，诈鸡罪是什么？侵害整体的财产利益的犯罪。重点不是你拿出去那个三千块，我要保护了三千块钱，而是重点是什么？你对于那三千块所换得出来的那个交易的那个价值。 是多少？它的那个物品的交换价值是多少？它重点不是在保护你那个个别的物品是不是丧失了持有支配关系，而是在于那个物品本身在交易上面的交换价值是不是值得。所以呢，如果说那个张学友试驾，大家都觉得说，嗯，没有错啊，都值三千块，可是行为人自己就觉得说只有值三百块钱的话，你是用三千块钱去买一个试驾三。 呃，你用三千块钱支付了三千块钱的钞票呃钱，然后换来的是什么？市价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演唱会的表演，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损失的，整体利益上面是没有损失的。那你至于说啊，我如果找到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去听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影响的不是你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因为财产利益没有损失啊。那张演唱那个演唱会的那个票价本来就是市价三千块，市价三千块。那个影响是你处分那个三千块钱的自由。 可是，这是讲，这里在讲诈欺罪是一个财产犯罪，它不是处分，意识处分自由，保护人处分自由的这样一个自由犯罪，侵犯你自由的一个犯罪，所以不能够因为说你不觉得不值得那个钱，然后就说你所有财产上面损害没有，你支付三千块出去换回来的，就是市价三千块的演唱会，是你整体财产利上面是没有损害的，是没有损害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诈欺，就是侵害最典型的侵害整体财产的一个这样的犯罪的特色是在这个地方。OK，所以它确保是什么？行为人对于财产利益在整个交易上面的交易价值是多少钱？它可以产生出来交易价值是多少钱？如果行为人透过诈术然后去欺骗他，让他觉得说啊非常值得这个这这个钱，但事实上呢？ 完全就不值这个钱，但它是因此受财产的损害，这个样子才可以是构成诈骗罪，这样才能构成。所以，像这一系列的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这样一个财产犯罪，它前提不是在于那个什么，它重点不是在于说个别的物品是不是被取走了，不是，它重点是在于说呢，你的物品虽然出去了，或是你的钱赚出去了，但是有没有换得等值的财产利益回来？如果有的等值的财产利益回来，甚至是回来的钱更多的或利益经济利益更大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财产的利益上面的损失，就不会构成这一种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像是诈欺啊、背信啊，这两个最典型的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重点不是行为人是不是丧对于丧失的某个特定的物品，而是丧失了这个物品之后，他的财产利益是不是受有损害。只要 进来的这个物品的交换价值，进来的交换利益产生出来的经济利益跟物品是等值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三，就缺乏所谓的财产损失，就不会构成这一种的侵害财产利益的犯罪。那相反的，如果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的话，那么重点不是说那个物品出去的时候可以换回多少的经济利益回来，重点是那个特别的个别那个物品财物本身就是不可以脱离脱离所有人或是持有人的持有支配当中 那个是侵害个别财产利益所要考量的，所以你比较好的的话，应该是记刚才那个钱包的那个，而不是钱包皮包的那个案子呢，就可以看得清楚。虽然放五千块在那边，但是呢，它是窃盗，所以窃盗罪是保护的是一个个别的财产利益，就是保护那个皮包本身不会被他人所取走，而不是保护什么皮包在整个经济上面价值是多少钱。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类，以后我们学到这些分类时候呢，社会上到一些非常古怪的问题啊，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分类延伸出去的争议问题。OK，那大家先有这样概念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第一种，我们就从侵害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来开始。第一个最大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最基本的窃盗罪，就是窃盗罪。窃盗罪其实它应该说它有三个条文啊，一个是普通窃盗罪三百二十条普通窃盗罪，另外一个是加重窃盗罪三百二一。 再过来是它减轻构成要件，是所谓的亲属间的窃盗罪，这是三百二十四条。OK，那相关的条文呢，请大家参阅那个在第三页上半部。呃，我们就先从普通窃盗罪开始。第一个，它的保护法医这部分呢，目前呢是有点，如果你今加去问话有三说了，但是你记两个说就好。你说任为是保护被害人的所有权，对那个财务的所有权。另外一说的保护是被害人对财务的持有状态，是持有状态，差别在哪里？ 如果是保护所有权的话，只有什么？你偷走个财物就是那个所有人的才会构成什么？窃盗罪。你说偷走的财物，如果呢不是所有人的，而是那个只是一个持有人只是持有关系，基于某种比如说委任啊，或者是借，或是什么那个寄托啊，然后就持有财物，那你把它偷走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构成窃盗罪，因为它是保护所有权。 犯罪，它是保护所有权的犯罪，这是叫所有权说。那最典型的，就是下面这个案子，就是黑吃黑。他说呢，某甲呢去偷人家机车一辆了之后呢，就跑在停在路旁边，然后到商店去买东西。那某乙看到说啊，某甲呢竟然把他车子放在店上面前面，他就很开心。然后呢，就基于不法所有意图，就把他据为己有，就把那个车子给骑走了。那问你说呢，某乙构成什么罪啊？那台机车是假的吗？不是。所以如果你知道所有权说的话。 他会构成窃盗罪吗？不会，因为所有权说的话，窃盗罪是保护什么所有权啊？那么我讲他只是什么窃盗来的，然后他只是占有那台汽车，他不是所有人，他不是那台汽车所有人，当然就没有侵害到甲的所有权，就不会构成窃盗罪。可是如果你要持有说的话，你要持有说的话，重点是什么？你破坏了他人对那个财物的持有关系。 就是对于这一台机车的持有关系，那不管说那那个持有人呢，对那台机车是不是有所有权，在所不论。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是采取持有说的话，这个案子就会成立什么窃盗罪，就是成立窃盗罪。OK，那实物上面的见解呢，这是在那个保护这个函呢。 他说呢，甲呢虽然是因为偷那台机车呢，偷机车行为算是不法持有那台机车啊，但是呢，某理的从他的管理当中呢，来把它窃取，还是构成窃盗罪。显然是采取持有说的观点，现在是采取持有说的观点。那第四页， <clears throat> 可是黄文金老师认为说呢，这一个罪的基本可属所谓的保护，呃，财务所有人基于所谓的民法上面的所有权的规范所可以享有的这样的使用利益，基于所有权人所可以享有的使用利益。 不是那个抽象的所有权，是所有权所衍生出来的那个使用利益，所有权衍生出来的使用利益。那如果他这样推演，那其实会产生什么后果啊？这台机车。 在他被甲偷走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侵害了？什么原所有人对于那台机车的所有权可以使用那台机车的利益了，对不对？那之后乙再把那台机车再偷走一次，再继续偷走，基本上不会加深什么原所有人机车是原所有人对那台机车所享有的利益的侵害，不会的。偷走一开始被偷走就是没了他的所有权，继续所有权所可以享有的利益，所有人继续所有权可以享有的利益，在甲偷走那台车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就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之后你再把它偷走，就没有加深原所有人对你还所有权、继车所有权利益的侵害，所以这个部分不会成立窃盗罪，就不会成立窃盗罪。OK，这个争议问题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有产生有问题而已，在其他问题是比较小了，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在解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不太会影响到你的作答，不太会影响到你的作答。OK，那我们来看一下窃盗罪的法条。 三百二十条呢，第一项他说呢，意图呢为自己或第三不法之所有，所以意图的内容是为自己或第三不法之所有，这是他的意图内容。构成犯罪行为是窃取他人的动产，所以构成犯罪行为是窃取他人动产是行为客体，OK，这叫窃盗罪，普通窃盗罪，OK，这第一项。那第二项呢叫做窃占罪，叫窃占罪，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之利益，这边不是所有，这边是利益。 这边是利益，而窃占他人动产，叫窃占罪，就是 <coughs> 实物上很常出现的。例如说，那名是国有的土地，然后在上面呢去给他盖房子，然后一盖呢就住了三十年了，到后来就被国家告窃占国有土地，那很明显窃占罪。不过考学考试上跟学习上面重点在第一项普通窃盗罪，普通窃盗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行为课题 行为客体呢？如果说你认为说呢这一说它所保护的窃盗罪所保护的是他人的所有权的话，基本上行为客体一定要是所有人所持有、拥有那个基于所有权关系所持有的个动产来算。那如果是保护所谓的占有一种状态或者是持有的一种状态的话，基本上物的持有人就破坏他的持有关系的话，也可以成立窃盗罪，也可以成立窃盗罪。 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看出题字就好了，节省时间。这个大家稍微有概念就好，这个不是考试上面不是太常出现，只是说还是不要忘记怕避免它出选择题。嗯，这里他人的动产呢，其实包括自然人跟法人，还有国家机关都在里面，是没有限制的，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像这一种没有限制的，你不用去背它。比如说啊，这些要做的课题呢，是要限于自然人、法人跟国家机关要背，但有必要。没有限制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陷阱的，考试就不要理它。 就当做是没有这样的限制，只有有特别限制的才要去注意。然后，像他们没有限制就算了，反正就是只要不是行为人本身的动产，那剩下的全部都是本罪行为，可能都可以成立窃盗罪。所以，行为人他一定是主观上，面一定是认识到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或者这个东西不是在我的持有当中，然后去破坏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自己对这个物品的新的持有支配关系。这个就是窃盗罪最典型的关键字，对。 那他人动产这个部分呢？其实人家有的讨论说，例如说假发啦，还有什么假发，当然是他人动产这没有问题嘛。因为掉下来之后，它本来就没有跟你的头连在一起， <laughs> 对，所以本来就会掉下来。就是把他人假发取走，然后就骑机车绕跑了，像这种案子呢，就会成立切掉，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什么假牙啦，或者系假牙都会要这样子。 <coughs> 还有还有人体的器官的一部分，这个当然只是。 所谓的人工的器，人工的、人工的一些肢，比如说义肢啊，或者什么义脚啊，像这种东西的，你拆下来之后可以跟人体分离的，这个也可以算是切道中的客体，这也可以算是切道中的客体。那有人在讨论说实体不会是切道中的客体啊，不过基本上基于所谓的实体它本身还有某一种所谓的人格权的参与啊，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说它是单纯的物品，我们不会认为说它是单纯物品，所以实体比较不可以算是切道中的客体。 好，OK，这是关于课体的部分。那要注意到是三百二十三条，三百二十三条呢叫做准动产的准动产，除了这些有体物之外，就像上面所说的，的皮包啊、皮夹啊，像这些是有体物嘛，对不对？包括让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实体的东西。 可是呢，三二三呢，把某一些无体物、无体物，但是它具备有某种能量。那这种能量呢，有个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用了之后会减损的这样的特色的这种能量，也算它是无体物，也把它拟制为是喜欢上面动产。所以像是什么电能啊、热能啊，像这些东西，三二三可能把它视为是所谓的动准动产，对吧？叫准动产，它本来不是有体物，所以它不会是动产。 但是呢，三二三认为说呢，这一种使用之后会消耗它能量的这些电能啊，或是热能，应该要把它纳进的规范，所以所谓的窃电。 窃电罪啊，窃电罪基本上偷人家电嘛，对不对？占用人家偷接电线，然后占用使用人家电，这个部分基本上也会构成所谓的三百二十条窃盗罪。只不过在考试中又要另外原因三二三，因为它本身不是最典型的动产，它是三二三所说的准动产。那只要是三二三所说的准动产，它一个特色就是一定要符合。 这一种能量使用之后会丧失，或者有消耗的。如果说这种能量不管再怎么用都不会消耗掉的话，这个就不是三百二三讲所说的准动产。所以最典型就是这个法律问题啊，就是偷接人家的有线电视啊，你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我家里没有做这种事情，把隔壁的那个有线电视偷接过来，对，然后就可以看，只是说讯号有时候会很差这样。子。这会不会搞成窃盗罪啊？ 那它不是有体物啊，这个讯号本身不是有体物啊，对不对？所以顶多能够思考是三二三，是不是一个准动产啊？那当然了，我刚才讲过了，准动产这一条，罪的行这种行为特点，特质，一定要是用的时候能量会丧失。但这种有线电视的这种讯号，基本上它跟电能跟热能不一样，它接过来之后，你再怎么看，从白天看到晚上二十四小时都在看。 也不会丧失它的，也那个讯号的那个能量也不会丧失的，所以它不是三二三所说的这个准动态，所以结论上面就是认为说它不会构成所谓的窃盗罪，司机有线电视会管奖，但是有可能会有电信法上面犯罪的问题，在刑法上面不会构成窃盗罪没错啦，可是电信法上面有特别刑法里面有规范这个这样的一个犯罪，所以可是它不会是刑法上面的窃盗行为，它不会是洗脑上面的窃盗行为。 那这个关于那个电子记录啊，要补充一下，就是关于电子记录，以前呢也曾经把它视为是所谓的准动产啊所以以前有去偷那个什么天堂的那个天币有没有？在以前呢，修法之前呢，还是会认为说，因为电子记录以前被视为是动产，所以之前偷偷天币的这样的行为，又没有那时候又还没有所谓的妨碍电脑使用罪、电脑犯罪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构成所谓的窃盗罪，还是可以构成窃盗罪，但是现在。 电子记录已经不是动产，已经没有被视为准动产。电子记录现在是两百二十条第三项所说的准文书，两百二十条第三项所说的准文书，所以偷取他人家的天币，偷人家天币基本上不会构成窃盗罪，不会再构成窃盗罪。那以前是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电子记录还是算是动产，所以以前偷天币又构成窃盗罪，但是现在不会，现在不会。那你说现在偷天币为什么会犯？那就用电脑犯罪那部分三百五十八条以下的犯罪去处罚他。 对，就用三五八以下的犯罪去处罚，它跟窃盗罪就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好的，做一些补充。那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在窃盗罪的时候，你写考卷里面一定要出现的这几个字，就是构成要件行为。它一个是破坏他人对财物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自己对那个财物持有支配关系，才会成立窃盗罪。这个一句话，只要是有窃盗罪的题目，一定要写到，一定要写出来。你写出来，就就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了。 你不能把法律照抄嘛？你就啊，就是窃取他人之物这样子，这样有写跟没写不是一样嘛？所以那个窃取是什么意思？就是破坏他人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自己对那个物的私有支配关系。哦，所以前提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他人对该物的私有支配关系，然后你怎么样去破坏掉他人对那个物品的私有支配关系？如果说那个物本身。 本来就不在他人的持有当中，而是在什么行为人本身的持有当中的时候，那个是三百三十五条侵占罪的问题，那是三三五侵占罪的问题。所以，三二零的窃盗罪跟三三五侵占罪，它的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那个行为客体那个财物啊，他人财物本来到底是不是行为人本身所持有的？如果行为人本来就持有那个财物的话，基本上呢，它就是所谓的。 占在《民法》十五条所说的侵占罪，如果是行为人之后把你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话，因为窃盗罪一定是那个物品本身是在他人的持有当中，那行为是去透过窃取行为去破坏他人对那个物的持有支配关系，对，那个才叫做窃盗罪。OK，好，这个是窃盗罪跟侵占罪的一个区分呐。那那个既然说要窃盗罪的行为肯定一定是他人本来持有那个物嘛，对不对？ 那怎么样判断呢？有没有持有呢？基本上持有这个部分也能烧考啦不过呢稍微看一下好了。那两个要件，一个是客观要件，一个是主观要件。主观什么叫持有？主观上面对于该物呢，是有什么的持有、支配的意思在里面，是有支配意思在里面。那这个这个地方稍微注意的是，讲前面所说的，如果是那个人是昏倒了，然后你从他的口袋里面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算不算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啊？前提是什么？ 那个昏倒的人对他的物品有没有持有支配，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那目前通说的认为说有，为什么？他虽然昏倒了，可是会有醒来的可能啊。而且那个财物离他不远，在口袋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这个案子这个时候昏倒的人对于他，或者是他所本身所上衣啊、衣裤里面所持有财物本身，具有所谓潜在的支配意思有潜在的支配意思。 他没有想要把这些，他虽然昏倒了，但是他没有想要把这些财物排除之在他支配领域之外，没有，没有，他还是有潜在的支配，只是说现实上面来看的时候，他因为昏倒没有办法真正继续对那个财的持有支配的意思，但是没有，虽然没有现实的支配意思，但是还是所谓潜在的支配意思，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OK？那事实上，客观要件就是说，什么叫持有关键客观要件，就是说。 一定要对那个财务有所谓的持有支配的状况，持有支配的状态一定要是客观上面要显现出来。那不过争点争议点不在这个地方，争点是在于说，那如果有共同持有的话，那到底是那个持有状态算谁的啊？到底是谁破坏谁的持有支配关系啊？共同持有是自己持有该物，还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然后成立窃盗罪？还是自己持有的该物，然后把什么该物据为己有，然后成立侵占罪？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认定上面困难，认定上面困难。 那有几个比较具体的面向可以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就是上面所说的雇佣关关系的持有的认定。你可以想象说，商店里面员工对商店里面的财务有没有持有关系啊？如果员工对那个财务没有持有关系，然后员工把那个财务据为己有，那个叫什么？切到。 对不对？人家窃盗嘛，因为那个财务他本来对财务有支配关系、持有关系啊，那你把据为己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破坏他人对那个财务持有支配关系啊，所以那是窃盗。可是如果说你认为说员工对那个财务有支配关系的话，他把据为己有，那是什么？这是侵占，对不对？所以到底员工有没有支配商店里面财务，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啊，因为到底是侵占呢还是窃盗呢，这样就分清楚啊。有几个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啦。 当然跟那个商店的营运规模有关系。第一个跟商店营运规模，所以越大的商店，你们觉得员工对于那个商店里面财务的事有是没关系啊？越大的商店，越大商店表示什么？分工怎么样？非常的细，分工非常细，所以这个部这个地方就是你管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管的。有可能老板去管最下层的商品吗？怎么可能？ 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那个商店没有错，那个财务都是公司，或是都是老板的。但是呢，如果说它规模够大的时候，基本上老板当然是怎么样，上司对他商店里面这些大公司跟商品的持有支配关系啊。那你说商品持有支配关系在哪里？当然就在下面的员工手中啊。对啊。所以像这种大商店的情况，基本上持有关系是谁持有？是员工持有的。可是如果是那种一般的杂货店呢？杂货店老板雇的员工在那边帮忙看的，然后躲在里面看电视。 你们觉得谁吃了那个蛋糕店里面的东西啊？当然还是老板了，对啊。就是说，嗯，那那个员工呢？他不是事实上面有在管那个商品物品吗？是没有错啊。但是不要忘记了，老板其实对那些物品还是有怎么样？ 间接的持有关系，他没有上市哦，他没有上市哦。刑法上面只强调有无持有关系，我不管你是直接的持有还是间接持有，你在民法上面可以去区分说啊，你是间接占有啊，直接占有还是什么占有辅助人啊，去分得很详细。但是刑法上面只问你说到底是有没有持有支配关系。所以如果是那种只有两个人商店一个老板一个员工的话，那基本上我会认为说只有老板会有持有关系，只有老板会持有关系。 所以这时候员工把商店里面的物品把它据为己有，这时候要成立的是窃盗罪，要成立是窃盗罪。OK，好，这是雇佣关系的认定原则上的标准是商店的规模啦。那例外是什么呢？例外是那个老板就直接授权给你的，就直接授权给你。那如果是直接授权的话，基本上那没有问题啊，那你就是什么对那个财务已经有持有关系，那把它据为己有就是侵占，据为己有就是侵占。那如果是共同持有的呢？ 那要怎么区分？到底是切盗呢，还是侵占呢？你就看从你的支配力的大小，看支配力的大小。如果说，呃，或者说共有的情况，例如说这是一个共有物，这是一个共有。甲呢对这个共有物的应有部分呢是三分之一，乙呢是三分之一。就这个乙呢把这个共有物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对那个物的持有支配力比较少的，去破坏掉比较多的那个持有支配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成立的是什么？你看，侵占还是切盗。 持有支配力比较小的，去破坏掉持有支配比较高的人的持有支配关系，这个当然是要成立什么窃盗啊，对不对？因为针对针对他没有没有占有没有应有部分那个部分，他还是什么欠缺持有支配关系嘛，所以应该是什么窃盗。可是反过来嘞，如果说三分之二应有部分那个人呢，把那个共有物据为己有的话呢，侵占，对。 因为本来是什么，本来三分之就它的尺分比较多嘛，对啊，所以它对这个物本来就就可以认定说，这个物本来是在它持有关系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它基于不法所有主义，把那共同物据为己有，应该要成立是侵占，的肯定是侵占。OK，这个是关于共同持有的部分。那下一个也是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托运物的持有啊，托运物大家知道它的民法上面结构是什么吗？委托人，你们应该很常用托运物这种东西吧？ 我委托什么货运公司帮我把什么行李寄回家，然后包裹寄哪来取啊，就是这里所说托运物持有支配关系啊。基本上如果说托运人呢把那个受托运的那个物品呢交给交给受托人之后呢，他就交给托运公司之后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基本上在他走那一刹那，他就丧失了对什么受托物的什么持有支配关系啊，对不对？ 那谁是持有支配关系？就是运送人嘛，就运送人。所以，运送人这时候把人家寄托给他运送这个物品，据为己有，应该成立什么侵占罪？你要成立侵占罪。那反之呢？如果说那个托运那个委托人呢，物品的委托人跟什么运送人呢一起坐上卡车一起回去，这情况下较少啦。对啊。不过反或者是说，就前，例如说这个是一个黑猫公司好了，黑猫公司的车，然后他就自开着自己的车跟在黑猫公司的车后面。 那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他没有委托人运委托人本身对那个物品还是没有丧失持有支配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那个运送人把它据为己有，的，把物品据为己有的话，还是要成立切盗，还是要成立切盗。这个部分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只是说考试上面比较少考，就比较少考。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判例哈，那实物上面见解是什么呢？二十九年这个一期这个判例他说呢。 上诉人呢，受到甲地的邮局的委托呢，把他的那个签字封固之，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啊，邮袋呢运送到乙地上面去，在运送途中呢，对于该整个邮袋呢，因为业务而持有嘛，对不对？他是人家托他运邮袋嘛，然后把业务因为业务关系，他整个持有邮袋，但是呢，他封锁的邮袋里面的各个包裹呢，他说什么，还是托运人所持有的，还是托运人所，意思是什么东西？ 意思是说，虽然那个最大的那个包裹，最最大的那个整个包，比如说它那个包裹里面呢有三小盒的巧克力，哈，有三小盒巧克力，应该是三大盒吧，那么大一包一单一个大包裹里面包了三个小盒子的巧克力，或者是这个盒子里面里面的三个盒子里面各有三千块现金。假设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底下，这个书记会认为什么？如果是偷的是里面的那个包在里面的那个东西的话，那个应该成立什么？窃盗。 他如果你是把整个大包裹整个都把它 A 走嘞，整个侵占，对对？这这什么逻辑？对他一直记得很好想啊，他意思就是说，既然人家在一个大包裹里面还包了一个小包裹，然后这小包裹里面放了现金啊或者其他比较贵重的物品，他意思是什么？ 就不可以去动那个你小包裹里面的东西，我已经透过外体把它隔离起来了，通过外在物品把它隔离起来了，所以它是一个被隔离的状态。所以你持有的是外面的大包裹，但是你没有持有什么里面的小包裹里面的东西。对，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去把里面的小包裹里面东西把它据为己有的话，那个部分应该是切到，那个部分应该是切到，因为委托人根本就没有要同意让你去持有那个部分的意思。 对他同意你吃了那个大包裹没有错，可是他没有同意你去吃了那个小包裹，这个区分很诡异的。为什么？因为小包裹就在大包裹里面啊！你吃了大包裹，当然就怎么样，就只有小包裹啊！那废话。所以呢，这个食物的区分呢，其实还蛮重要的。不要想到它好好笑对，但是呢，很重要。另外一个案子是这样，另外一个案子是说大家或许有听过，就邮差判的送信，那封信里面呢，包了三千块钱。 包三千块钱，就实物用这样一样的逻辑，跟那个实力一样的逻辑。他说什么？如果邮差呢，你有打开信封，你有把那个信封把它剪开，然后把里面钱拿出来，他是把整个信封带到 A 走的话，那个部分要成立什么侵占？因为你是邮差，所以你就持有这台这个信封嘛，对不对？那把这个信封据为己有，的成立侵占。可是如果说你是把那个信封封，我用剪刀把它剪开，然后把里面三千块抽出来，那个食务所成立窃盗。 一样道理跟这边的大小包括的问题是一样的，同样的，你吃那信封就吃那信封里面的东西了嘛，对不对？那应该是构成什么侵占的，对不不管是侵占整个信封还是侵占里面的钱，都是一样都是侵占。所以学术上面对食物这样的很诡异的这样的区分方法，其实非常有意见的。不过既然食物是一再强调这种案例，你就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他人持有的物品，如果说呢里面又有东西的话，基本上你把整个东西 A 掉，那个部分呢是成立侵占，实物任务成立侵占。除非你去破坏掉外层的一个部分，然后去把里面东西抽出来，那个才叫窃盗。对，那学术上面是认为说持有最大外面外体的部分，当然包括内容物的部分，所以针对内容物的部分应该成立的是侵占才对，不是窃盗。OK，这个是呃另外补充的，另外补充的。 那这个持他人对于物的持有支配关系什么时候终止啊？因为持有关系一旦终止的话，你就没有怎么样破坏他人持有关系，你就不会成立窃盗，你只有可能成立什么三百三十七条侵占遗失物。所以三二零跟三三七的界限就在于哪里？就在于说呢，他人持有支配状态是不是已经终止了？那有两种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个东西呢脱离了什么？ 脱离了财务所有人所有的这个有可能叫做遗失物或者遗忘物。另外一种情况是，另外一种持有关系终结什么？就是死亡，死亡。所以他死掉之后呢，基本上呢，你再把它取走的时候，基本上通常不比较不会构成窃盗罪了。除非那个，你除非你认为说他死亡之后他的财产就是怎么样，就一照继承关系就属于谁被继承人的，就属于被继承。所以这个时候把它破坏掉。 如果说是属于被继承的话，这时候从他口袋里面拿走的话，还是会破坏什么继承对那个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考虑；否则来说，他死亡的话，基本上那个情况，那个他行为就丧呃，财物的所有人就丧失了他对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那比较复杂的是那个遗失的情况，遗失的情况，遗失的情况呢，在通说上面来看的话呢，要小心，要小心。其实可以分成三种啊，有分有三种类型。 就是有三种物品啊，跟遗失有关系的，所以只要看到考试考卷上面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第一个应该想到，然后请把它据为己有，这时候你想到底是三二零的侵占，还是三百三十七号的侵占遗失物，还是说根本就三个罪根本就没有成立刑法上的犯罪，你要去区分这三种情况。第一，按照你说，然后区分这三种情况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它当然是有不一样的意义，它区分啊，不然区分做什么呢？第一种什么叫遗弃物？遗弃物。 那遗弃物，就财务所有就把他的财物给遗弃啊，还把财物给遗弃，他不是人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不用遗弃罪。问题是遗弃是什么意思？遗弃就是他放弃他对财务的所有权，他抛弃他对财务的所有权，或者持有利益，或者持有利益，他抛弃了对财务的所有权或持有利益。啊，人家都已经抛弃了对财务的所有权跟持有利益的话，这时候你就把它据为己有，当然就没有怎么样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啊，对不对？就没有啦，也没有什么。 他已经终局了，放弃对那个财物的所有权了。这样的据为己有行为，当然就不会构成刑法上面犯罪。这就是民法上面所说的什么东西啊？抛弃的时候，那物品就会变什么无主物啊？那你把它据为己有，的是什么无主物在不是吗？对，啊，那个部分不会在刑法上面不会构成犯罪，不会构成犯罪。可是下一种情况就不一样了。下一种下面这两种情况，下面这两种情况其实要我看一下啊，遗失。 那个是学术见解啊，对啊，那实物解是不一样的。遗失物是什么意思呢？遗失物是说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去看一场电影，结果呢，它太太好看了，三点都把它非常好看，然后惊心动魄这样子。然后离开的时候呢，我只顾着拿我的饮料，忘了我的雨伞，结果雨伞就放在戏院里面，雨伞就放在戏院里面。然后等到你坐自行车回家，回到家之后，他说，哎，下雨了，我要撑伞啊，雨伞不见了。 余下不见了，余下呢？余下呢？他说：“啊，我放在戏院里面吧，因为我刚才就去看电影啊，所以我大概是放在戏院里面吧。”他，所以他知道他把物品遗失在哪一个特定的场所，这一种情况下叫做遗失物，明白？这种情况做遗失物，嗯，叫遗忘物嘛，叫做遗忘物，叫遗忘物，不小心忘记了，忘了带走叫遗忘物。可是他知道说那个东西现在在哪个场所，他知道那个东西现在在哪个场，所就叫做遗忘物。 那在通俗的想法底下，其实这种遗忘物啊，你们觉得他回到家坐计程车回到家，发现要用雨伞，的时候，发现没雨伞，下一步做是什么？如果那雨伞他很喜欢的话啦，他就是干嘛？在坐计程车我去戏院里面拿，不是吗？因为他知道说就在那个地方嘛，就回去之后发现说那个雨伞已经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就了白字。现在这个案子呢，叫我们之所以称它为叫所谓遗遗忘物，对遗忘物，他不小心忘记了，但是。 被害人还是知道说那个物品现在在哪一个特定的场所当中，所以他马上就会回去拿，人家马上就会回来拿了，然后你还把人家的这样雨伞拿走，那显示什么？马上就回来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被害人或者是说这个财务的所有人对那个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有丧失吗？没有，没有丧失，没有，应该是讲啦，虽然有短暂的脱离，但是没有完全的丧失，没有到完全丧失的状态，因为马上就会回来拿了。 没有嘛？所以是一种所谓的民法上面概念，叫做间接占有啦，就是间接占有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破坏这样一个呃一时性的丧失了这样一个持有利益，但是它还是有持有关系，还是存续当中的话，当然会构成刑法上面的窃盗罪，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学说上面的主张啊。那第三种类型的叫做所谓的遗失物，叫做遗失物，遗失物不会构成三二零，但是它会构成三三七，但它会构成三三七，什么是遗失物？遗失物就是说。 我的东西呢，真的不见了。为什么不见？有时候挂在阳台上的衣服，就呢某天呢风吹雨打，因为台风有关系，所以你的衣服呢就随风飘走了，飘飘飘飘飘到哪里，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飘到哪去了，我不知道它飘到哪里去了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什么？ 基于所有人的意思，然后丧失对于该物持有支配关系，你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你就可以找回来吗？那就找不回来啦。所以这一个这种案例，你那我就认为说，他对于那个飘走的那个物品本身，其实已经丧失持有支配关系，他已经丧失持有支配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路人甲呢，看到有人的衣服，他知道说那个衣服是别人的，只是说那个别人的可能不知道他是谁的，然后而且他也知道说那是别人已经不见的衣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成立三百三十七条侵占遗失物罪，侵占遗失物罪。 <coughs> 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那个被害人对于该物到底还有没有持有支配关系？到底还有没有持有支配关系？那依照通说的说法呢？遗失物的情况，遗失。 遗失物的情况，其实才能够说已经丧失了持有支配关系。那这时候的罚据为金额也应该不成立在二零，要成立三零七。但是遗忘物的情况，遗忘物的情况，他确实知道说被害人确实知道说他财产在哪个地方，在哪个特定的场所，所以他其实他的持有支配关系呢还是有，只是比较微弱一点，它是比较微弱一点。这个时候你去破坏他这个微弱的持有支配关系，把这个财物据为金额，当然还是构成三百二十条的窃盗罪，而不是三零七的侵占遗失物罪。 不过这是学术上的见解哦。不过实物上面呢，干嘛那么复杂？实物上面呢，除了遗弃物不一样是不成立犯罪之外，其他的遗忘物跟遗失物，实物都认为直接成立三三七，直接成立三三七。遗忘物跟遗失物，不管说被害人知不知道他财产在哪里，反正他就是非基于所有意思，然后就脱离了对那个该物持有接关系。不管是遗失物，还是遗忘物，都直接论以三三七，都直接论三三七，侵占遗失物罪，都没有三百二十条窃盗罪的问题。 所以被害的东西不见了，忘记了，也忘记在哪里，或者他知道放在哪里，但是就是不见了，就脱离他的持有这边状态。这个时候呢，比较实物间接全部都成以三痕七，全部间接只要他还没有抛弃对该物所有权的意思的话，都成以三痕七。实物间也是比较简单的，对啊。不过学术上面其实有进一步区分所谓的遗失物跟遗忘物这两种类型。好，那这是持有关系的终止，持有关系的终止。那继续我们来往下看，那什么叫做窃取？ 刚才讲过了，窃取的意思就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行为人对该物的持有支配关系嘛，对不对？那要怎么破坏？要什么样的方法破坏？就会牵涉到说三二零跟三二五还有三二八之间这三个最纠葛之间的关系啊。那基本上呢，我先讲实物间接，实物认我说，法那我跟你讲，它有个窃字，窃在字典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就偷偷摸过来嘛，对不对？ 所以食物都认为说，属于要窃盗罪，就是所谓的窃取的意思，就是说趁他人不知而取走财物，趁他人不知而取走财物，趁他人不知其实是要秘密的、秘密的相对应概念是什么？相对应概念是公然。如果你是公然取走他人财物的话，实物认为说那个是三百二十五条的抢夺罪的问题。实物认为是三五抢夺罪问题，所以窃盗罪一定是要怎么样？非公然的，那非公然就是怎么样？就是秘密的情况，偷偷来、偷偷来的情况下，然后趁他人不知的情况下取走他人财物。 这一种情况才可以论以窃盗罪，如果是公然的、公然的，或是人家根本就是已经知道你要取走他的财物了，这个就不会是窃盗罪，这个有可能是抢夺罪，蛋白鼠要抢夺罪的问题，这是实物间接，所以你要知道实物间接是秘密，趁他人不知啊，秘密趁他人不知。可是如果是学说上面的见解的话，认为说重点不是那个秘密啊，还是非公然，还是非公然，还是人家到底被害人有没有知道啊？重点是什么？ 你用和平的手段，用和平的手段去破坏他人对那个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比如他们常常有例子啊，是拿来批评上面的食物见解啊？什么意思？什么例子呢？就是说呢，被害人呢这时候呢听到说奇怪了，怎么楼下我们就把门锁起来，但是好像有脚步声，他就很恐怖，以为是那种某西那跑来了，他就能躲到衣柜里面去，他躲到衣柜里面去。结果呢，躲到衣柜去里面说，然后他他声音越来越接近了，然后跑到房间里面来了。 就他就从那衣柜缝隙里面往里面看，哦不是鬼啊，是人呐，这个人呐是小偷，他进来偷他房子里面东西啊，可是呢，他又怕出去之后，呢那小偷对他不利啊，所以他就一直躲在衣柜里面，都躲在缝隙里面偷看，所以小小偷从头到尾都是被人家看，只是小偷都不知道。然后小偷偷了很开心，然后就走了。这个案子请问各位是窃盗还是抢夺？不会是强盗，因为强盗一定要怎么样，使用强暴胁迫，然后干嘛？ 制止他不能抗拒，所以不会是抢盗，所以比较难分的是窃盗跟抢夺。这个案子里面，如果依照实物见解的话，请各位哈，这不是这是不是秘密趁他不吃啊？这是秘密趁他不吃吗？不是啊，我什么被害人看得一清二楚好？他只是没有出来而已啊。所以这个案子在实见解来看的话，就变抢夺。可是你看啊，这个叫抢夺哦，你们心中的抢夺是怎么样的？ 现在抢夺很典型的案子就是飞车抢夺啦。你的行人是走在马路上有没有？走走走，走了非常恶多多这样走，穿高跟鞋，气气口孔这样子。然后肩膀上背了一个背包，就说后面呢，外面一台机车呢，咻呢跑过来，然后从你的肩膀上面把你的肩膀上面的包就会那样把它拿走了。这个案子我们都会认为是抢夺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什么？趁人家呢根本就还没有发现，那么来不及发现，来不及抗拒的时候呢，就瞬间就结束了。 有点像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个趁机触摸罪那种感觉，所以就不，简直说这边不是触摸人家身体，这边是抢走他的财物嘛，对啊。抢夺罪跟窃盗罪，为什么抢夺罪比较重？那是因为抢夺罪会对他人，的，因为抢夺行为嘛，他会比较接近被害人的身体，所以呢，有什么造成被害人的身体法律受伤的危险？哎，这种飞车抢夺其实很危险的，如果你抢的，没有技术没有很好的话。 要抢不抢的，然后就是刚好卡到，刚好卡住在那边被害人的肩膀上，然后被害人就跌倒，被害人跌倒就算了，行为人自己也跌倒， <laughs> 因为被害人太重了。对，假设有可能这种情况，所以他一定是什么对被害人的身体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切盗罪是什么？完全没有危险性，你是用和平的方式去取走他人的财物，破坏他人的自由是没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分得出来到底是切盗还是抢夺嘛？还有为什么窃盗抢夺都会比较重的原因啊？所以再看那个案子，奇怪了，小偷跑进来。 有接触到被害人的身体，或是有产对被害人的身体产生危险性的可能吗？都没有啊，完全都没有。他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然后非常和平的去取走他的财物，这个哪能可能对被害人的身体会有危险呢？为什么入强都这么重啊？所以这个部分在学术上面都会被人批评，所以不需要是秘密、趁他不知的状态。 就算他人有知道，就算被害人明明就知道了，但是只要行为是使用和平的方式，只要他是使用和平的方式把那个财物给取走的话，那就依然是什么窃盗罪，就依然是窃盗罪。呃，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例子，第六页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实物上面还有书上面非常喜欢的一个见解，考试上面也考过，只是他不是考律师法官，他说呢，讲了到一个银楼里面去了看，去看你的金金饰。 就是先试戴 A 金饰，然后说不喜欢这个这个铜臭味太重，这样不喜欢这样。然后跟姨姨表示说呢，我要那个三层楼高那个柜子上面的那个金饰，这样子。他说，那个那个在三层楼上面啊，所以那个店长要干嘛？他就拿梯子。 <clears throat> 然后说顾客说要看嘛，然后拿梯子，然后拿梯子就啪啪啪，想要帮顾客把那三层楼高的那个金饰拿下来。 就趁那个店长爬上梯子，大概爬到二层楼高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金，把刚才那个 A 金饰，就是试戴的 A 金饰，就拿走了。走之前还对监视器微笑说拜拜，然后我就走了。这样子，实物间解认为成立抢夺罪，为什么？不是公然的，不是吗？他都跟监视器说拜拜了，然就是什么公然的情况啊？所以不是趁他人不知，他是公然的窃取取走他人的财物，所以实物认为说这个案子应该成立就是抢夺罪，可是。 请问各位哈，依照刚才那学术见解，他不是他是不是用和平的方式？是啊，他是用和平的方式啊，他也没有什么接近到被害人身体去施加对被害人有身体有危险性的驱走行为都没有啊，所以依照学术见解，这个案子要成立的是窃盗而不是抢夺，就是实物上面认为是抢夺，因为它不是秘密为之，它不是秘密为之。OK，这个案子希望大家可以去区分开来窃盗跟抢夺，有这样的争议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速度要再快一点。 接下来除了讲客观要件之外，要记得那个关键字啊，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建立自己持有支配关系。下一个要讲的是主观上的要件，也除了有气盗故意，什么？叫气到故意就是认识到说那个东西不是我的，在他人持有支配关系当中，然后我现在要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然后有这样的抑郁的时候，他就有气到故意。可是除了气到故意还不够，他还要什么的不法所有意图。 基本上所有的财产犯罪都要有这种主观上面都要有不法所有意图，或是不法得利的意图，都要有这样的意图出现。所以这边讲过之后，之后我就不会再讲了。之后的其他犯财产犯罪就不说了。但是反正所有的财产犯罪都有这种不法所有或是不法得利的意图。那既然叫不法所有意图嘛，那当然就可以产生两部分，一个是不法意图，第二个叫做所有意图。我们先在要讲上面的学来看所有意图。什么叫所有意图啊？ 所有意图就是行为人认识到说呢，他要以所谓的他知道说他自己不是合法所有人，他不是所有人，但是呢，他想要以所有人自居，他想要以所有人自居，然后去使用该物，他想要以所有人自居，然后去使用该物，有这样的意欲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有所有意图，他有所有意图。 <coughs> 但这个对象呢，不只是他想要的那个物品，不只是他想物品，也包括什么？他想要那个物品里面所包含的价值。 这个叫做所谓综合理论，这是综合理论。所以组的对象，你到底行为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有三说啦，可是我这边就直接是通说，通说认为是综合理论。有一种叫做物体理论，物体理论说行为要的是什么？行为要的就是那个个别的那个物体，那个有形的财物，行为要的是那个东西。第二个叫做价值，有人认为说行为要的不是那个有形的财物，他要的是什么？那个有形财物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经济价值，他要的是那个东西。那现在通说是认为什么？ 新为不只要是那个物体，还要要是里面的那个经济价值其中之一就可以了，所以最会出现问题的这三者里面会出现差异的，只有在一种，只有在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就是考试上面的重点。第一个存折，第二个提款卡，只要看到存折跟提款卡，就要想到它到底有没有不法所有意图，特别是所有意图到底有没有啊？ 现在看实例，他说呢，甲呢没有经过乙的同意呢，就取走乙的存折呢，到银行去提款，就拿那张存折到银行去提款。结果事成之后呢，就提到钱啦，他就把再把那个存折呢，把它放回去原来的地方。他自始至终就想要把存折放回来。请问各位，他对于那个存折有没有想要基于所有人的地位来加以使用那个存折？然后这样就有所有意图。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说。 到底所有艺术的对象是那个存折吗？还是那个存折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价值？他想要那个存折吗？从那个案例事实看起来，谁会想要那个纸本的那个存折啊？没有人想要纸本的那个存折啊！人家都想要什么？这个存折里面是有写的东西啊！请跟你们存折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你的钱有多少是吗？人家要的是什么？存折里面所表达出来那个经济价值啊，就是你存库里面有多少钱啊？对啊，所以这个案子里面。 如果说你采的是物体理论的话，认为说呢，所有意图的对象，希望要的对象，应该是那个存折的那个纸本的话，这个案子有所有意图吗？没有啊，因为他干嘛？他把那纸本放回去啦。所以对于那个纸本本身，他显然是没有所有意图的。可是依照现在的通说综合理论，不管你是要外面那个纸本的存折，还是要纸本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个价值，就是存款，存款的数额有多少，都可以算是这里的所有意图。 的对象，所以既然行为人想要的是那个存款，存折里面的存款，那依照综合理论，当然针对存款的部分，存折的存款部分就有什么索引图就可以成立窃盗罪，不会受到说他把那个物品那个纸本的存折把它归还回去的影响。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猜物体理论的话，重点是什么？应该是要的是那个纸本存折本身。 可是呢，他把存折放回去啦，显然不想要把那个存折据为己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会有所有意图。可是目前的通说是采取综合理论，认为说呢，行为人如果说他要的不只是那个存折，要要不是那个存折的资本，要的是那个存折资本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个存款的经济价值的时候，这样也可以是具有所有意图，这样可以具有所有意图，就不会受到那个把存折归还回去的影响。那我们看提款卡。 提款卡要跟存折做不一样的认定哦，为什么？你看他说呢，假的，没有经过丙的同意呢，就取走提款卡，然后到那个自动柜员机里面，柜员机里面去提，提了那个丙的钱三千万出来。这个案例是当然是有点悖于现实啊，为什么？提款卡可以提三千万？哪个柜员机这么好，我要去提款？对啊，之后再把那个提款卡放回去原来的地方。你请问各位，他对于那个提款卡的那个部分有没有所有意图？ 对提款卡的部分有没有所有意图？有没有想要把提款卡据为己有的意思？你们觉得依照综合理论，可以是什么？提款卡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价值，问题就在这里。提款卡有彰显什么价值吗？你说存折打开还有什么密密麻麻数字，对不对？所以你领钱出来之后，你那些数字就会怎么样？减少啊，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存折是可以彰显价值的。 呃，有一种说法，你们觉得存折在民法上面叫什么归类？叫什么东西啊？它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样的证券？你学过吗？权利证券，对，权利证券嘛，对不对？当然就是可以表彰经济价值啊。可是学会上面认为说，提款卡本身，它只是开启领钱的一种账户的钥匙，它只是开启领钱的账户的钥匙。 一种工具啊，它本身不是表彰，它本身没有表彰财产价值，没有表彰经济价值，它就只是什么？你领钱之前要插入卡片而已，你领钱之前要插入卡片，就好像是什么？你到你的家里面去偷东西要干嘛？用钥匙先开门，可是钥匙有经济价值吗？通常不会有，对啊，所以既然他把提款卡又归还回去的时候，即便你采取综合的理论。 他对提款卡那个部分还是没有所有意图，仍然不能够成一切到罪，因为他就是不想要把那个提款卡据为己有。第一个针对提款卡那个卡片本身，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据为己有啊。为什么？因为重点不是卡片，重点是什么？领到钱，对，所以他没有针对卡片本身有所有意图，而且他把它放回去也更可以证明。另外就是说，那可不可以说他对于卡片里面的经济效应有所有意图呢？ 可是这里许多上面认为说，提款卡本身没有办法彰显经济效益，它跟存折不一样，存折里面是有数字的增减，会增减的。而提款卡本身只是提款的一个工具而已，它只是提款的一个工具，工具本身没有经没有办法彰显那个存款的经济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即便你采取的是综合理论，针对提款卡的部分，还是不会成立窃盗罪，还是不会成立窃盗罪，因为它欠缺了所有的所有意图，欠缺所有意图。OK，所以考试的时候呢，看到这两个呢。 这两个是非常有争议的，是非常有争议的。不过呢，嗯，实务目前呢，针对于金融卡跟提光卡的部分呢，倾向认为说要成立的是窃盗罪，还是有所有意图啦，还是有所有意图。为什么？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法务部那个号，我们直接看乙说，因为它结论采决是乙说，乙说说什么呢？ 哎，那直接看那个研讨研究意见哦，第七页这个研究意见的二，他说你说结论虽然合能，但是前段有人在修正为说，A 呢虽然是以短暂使用就归还的意图呢窃取毕业金融卡，但是金融卡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存折哦，他告诉这样子，A 呢以毕业金融卡呢从提款机当中提到钱之后呢，就减损了金融卡的这个经济价值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作为意图要成立窃盗罪，可是跟学术上面观点不一样，学术认为说金融卡或提款卡本身其实没有那个。 它只是一种插入卡片领款的工具而已，它本身没有经济价值，它本身没有经济价值。那这个法务部的研究意见检讨，认为说它是有经济价值的。两种两个学者跟书件是产生了歧义，是产生歧义。OK，那这个请大家回去参考一下。所以所有意图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意思？他有没有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的意思？通常会说啦，你把东西再归还回去。 通常都不会算是有想要把它据为己有的意思啊，就是没有所有意图啦。不过要看情况，要看情况。你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些案例啊。你跟人家借笔记，你跟人家借笔记，这个笔记里面的记载的内容呢是什么？应付这次期中考的笔记，是应付这次期中考的笔记。叫你跟人家借笔记吧，因为平常上课都要混啊，都不抄笔记。那考试前来跟人家要借笔记，然后人家好心借你啊。 可是这个我跟你讲，我刚才讲过啊，这个笔记只能够应付那个内容，全部都是这次期中考的内容。OK，结果呢，这个借笔记的人呢，直到期中考后才归还给这个笔记的所有人。 <laughs> 那有用吗？你用那个笔记就是干嘛？为了应付这次期中考的啊，所以笔记的所有人怎么样？那当然，拥有那个笔记的利益是怎怎么样？就是撑到期中考嘛，对不对？期中考前我要用这个笔记啊，那期中考之后才还给我，那对我有任何的利益可言吗？就没有啦。所以你虽然有归还的意思。 但是怎么样，完全剥夺我使用这个笔记本的利益，不是吗？原来应有的目的啊，造成的目的不达，所以这个部分呢，显然是怎么样破坏我的什么对笔记的使用利益，而且是完全性的破坏。所以这个时候你归还给我了也没有用，还是有什么所有意图，还是有所有意图。这个就是下面所说的，所有意图还有两个部分组成的，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所谓的剥夺他人对物的所有利益，剥夺他人对物的所有利益；另外是把该物积极的据为己有的意思。 另外是把该物据、季节据为己有意思。刚才那个案子就是怎么样？明显的是什么？剥夺他人使用那台笔记本的利益嘛，对不对？你考试前的，你说有还我，会怎么样？你在考试考试之后才还我，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完全剥夺我使用这台笔记本的利益，这是剥夺，所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把那笔记本据为己有啊！既然这个笔记本的经济效益就只有在什么考试期。 考期中考结束前才有的，那你在这段期间中都是你持有支配这台笔记这本笔记本啊，所以等于是已经怎么样？我可以认定说你有把这个笔记本据为己有的意思，所以就具备了所谓的所有意图，就具备了所有意图。另外只是说呢，你看到人家那个门口呢放一台脚踏车，就是说啊有脚踏车哎，这个脚踏车看起来不错，是捷安特的小车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喜欢，那我持续兜风一下好了。 就骑就把这个脚踏车骑到那个屋外上面去哈，骑到屋外去。那骑到屋外去之后呢，下车的时候呢，体力完全耗尽了，就没义了，就说好吧，我就把那个脚踏车放在这边，我不想骑下去，我就坐公车回去。就那台脚踏车就永永远放在屋外上面就泡温泉。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 <clears throat> 请问各位，他有没有对那台脚踏车有没有所有意图？那你要去想什么？他是不是终局的剥夺了什么脚踏车所有人对那台脚踏车的使用利益？你们觉得有没有？ 他把它放在乌尔的身上，那脚踏车所有人一定怎么样？找不到脚踏车啊，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要费尽一番功夫才可以找那些脚踏车，啊，基本上是找不回来了，找不回来了。那丢在乌尔身上里面的谁找得到？所以这个部分是剥夺他人的所有利益，对脚踏车所有利益。那据为己有的部分，虽然他没有想要把脚踏车请回家，不过在这个地方，因为剥夺所有利益实在是太强大了，对，太强大了。如果说。 他之后还想要坐动车，再想再把那个脚踏车骑回去还给他的话，那当然是没有所谓的据为己有的意思啊。不过这个案子看不出来，这个看不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认为是构成窃盗罪，还是构成窃盗罪。那要跟这个区分的是所谓的使用窃盗，使用窃盗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使用窃盗的意思是什么？通常是行为人没有想要把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没有，通常没有把他人财物据为己有。 没有，就他欠缺的是什么？所有意图，所以不会构成窃盗罪，所以不会构成窃盗罪。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说呢，他主第一个，你当然是考虑到主观上面有想要归还财物的意思啊。第二个，你要考虑到说他破坏他人的对那个财物的持有利益的时间的长短是多少。比如说你把那假牙车骑回去了，一骑就是骑了三十年，骑了三十年之后呢，三十年之后把假牙车归还给他了，你白痴啊！那我要这个假牙车干什么？我三十年之后都不可以用这台假牙车哎，我从。 婴儿时期啊，不是从从小学开始就骑那架车，就你不划我说我已经是几岁的人了，对啊，所以我要开，我这几都已经有 B N W 还是这个轿车但是反正为脚车都已经烂掉，对，所以等于是对他完全没有经济利益的，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认为说什么会有所有意，会有所有的意图，不是单纯的使用切到，所以像刚才那个把轿车丢在深山里面啊，那人家说找不到啊，像这种也会比较接近，会认为说是会有所有意图的，除非你丢在。 你把你的脚踏车骑了，然后丢在警察局门口，丢在警察局门口，当然意思就是什么？那警察就把你找出这个脚踏车到底是谁的啊？那失主很快就可以找到他脚踏车这个部分。你虽然没有直接归还给被害人，但是呢，你你把它放在警察局门口，那被害人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你的脚踏车。所以他对那个脚踏车的使用利益其实没有遭到长期的破坏，而且你有归还的意思，这样基本上就是使用窃盗，就不会是所说的具有不法所有意图的窃盗罪。OK。 好，那另外一个除了说意图之外，另外也在讲的是不法意图啊，不法意图。什么叫不法意图？不法意图指的是行为人明明就知道说他在法律上面，在法律上面根本就没有权利以所有人自居，去使用那个利益，去使用那个财务的利益。他的重点在于，他知道他在法律上面哦没有合法权利，他在法律上面没有合法权利去破坏他人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起自己的私有支配关系。所以，如果行为主观上面觉得说。 他在法律上面明明就有合法的权利可以去取走他人的财物，这样就没有不法意图，这样就不会有不法意图。那依照通说见解呢，这个有没有不法意图，要区分的三种情况来讲：特定之债、种类之债跟所谓的金钱之债。你会发现说奇怪，现在民法这边怎么跟民法上面有很多纠葛？没有错啊，因为它就是财产啊。那当然有时候要依照民法上面的概念去做认定啊。 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案子，甲呢跟乙呢去购买 A 物，那经常及借支啊，然后那个出卖人呢还不交付 A 物，这时候买受人呢就没有经过他同出卖人同意就把 A 物给取走了，这是第一种案子，这叫特定物之债。为什么叫特定物之债？因为他买的那个标买卖标的物是那个 A 物，是那个 A 物已经特定下了，所以这是特定之债，是特定之债。第二个呢，如果换个题目，他说呢，甲跟乙公司购买十台电脑，结果出卖人呢也是一样，经常及借置，他都没有交付。 那这个时候呢，买受人呢就没有经过出卖人同意就把十台电脑搬走，就把乙公司里面的十台电脑搬走。这个时候买卖标的物是什么？十台电脑，可是有特定说是哪十台电脑吗？没有啊，所以这是种类之债的情况。那金钱之债大家就很简单啊，就欠钱不还嘛，就直接怎么样把人家钱包里面的钱就拿走来抵债。这三种情况会不会构成借盗罪？重点在里？重点在于说行为人主观上面，你去想一想。 他们这三个案例里面，行为主观上面的想法都是什么？他就欠我钱啊，所以我要怎么样拿回来啊？或者是什么欠我东西，我给你买东西你不给我，那你就什么？我已经给你钱了，然后你不给我东西，所以我就把你怎么样拿回来，就抵债啊？你本来就债务，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所以这三个案子里面行为主观他们都是这样想的。本来都是我的意思是什么？他觉得什么？ 在法律上面，这个应该是归属于我的财物，对不对？他一是这样想的，所以是涉及到不法意图的问题，是涉及到不法物不法意图的认定的问题。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才会有不法意图呢？为什么区分成这三种情况呢？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不法意图是什么？行为人是不是明明就知道说自己在法律上面没有权利去取走他人之物？那什么情况下是法律上面有权利取走他人之物？什么情况下是法律上面没有权利去取走他人之物？的关键点是什么？ 法律上面对于这个财务的分配规范是怎么样处理的？到底要这个财要归属于谁啊？最终要归属于谁？所以从这个上最上头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样的思维去下来的话，就可以具体化这三种情况。在特定之债的情况，买受人都已经知道说他买的就是什么特定的 A 物、特定的 A 物，而且依照民法上面的规定，我们觉得买卖标的物如果是特定物的话，这个标的物在最后应该归属于谁啊？ 到底是买受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既然依照民法上面的规定，这个特定物要归属于什么？买受人，就是要归属买受人。所以买受人再去没有经过出卖人同意就把这样一个买卖标的物把它取走，这个部分既然反正依照最终的财产分配秩序，它本来就是归属于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买受人没有经过同意去取走这个买卖标的物，这个特定物已经特定的特定物哦，这个时候就不会违反民法上面对这个特定物的这样的财产归属。 这样的分配，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成立窃盗罪，原因是在于他没有不法意图，他没有不法意图，因为那个特定物本身本来依照民法上面的规定，终局上面就是归属于买受人的，就是归属买受他只把它拿回来。可是种类之债就不一样，种类之债在种类之债尚未特定之前，谁有权利要去选择要给付什么样的标的物？谁有权利？出卖人就是那个有交付买卖标的物的出卖人。 就是债务人，他其实是有什么选择要交付哪一个标的物的，那要交选择，他有权利去选择要交付哪一个标的物这样一个权利。所以你在那个种类在特定之前，在特定之前，我选择要给你哪十台电脑，是谁的权利？是出卖人的权利啊！既然那个就电脑还没有被我选择出来、特定出来的话，基本上呢，你就不可以怎么样破坏我这个选择权利，然后私自把我公司里面的任何另一台十台电脑把它取走。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呢，就违反了什么民法上面对于种类之债的这样一个归属关系。所以这个案第二个案子里面，种类之债情况下，基本上都会是什么有不法意图的，都会被认为有不法意图。那第三个呢，金钱之债，金钱之债是不是也是种类之债的一种？是啊。他有没有特定说是哪一个一块钱？没有啊，不可能这样规定吧？那买卖契约好奇怪。对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种类之债的一种。不过它跟种类之债的。 应用刚好是相反的，结论刚好是相反。为什么？你去看乙呢？积欠甲呢四千块不还，然后呢，甲呢就从那个乙的皮包里面自己拿走四千块。请问各位嘛，如果你在总类之债的看法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你这个案子你以在总类之债去处理的话，会怎么样？你不可以去拿那个皮包里面四千块，为什么？因为被害人因为那个什么出卖有选择说，他要交给你拿几张四千块钱的权利，这什么东西啊？对啊，所以我们会认为什么？ 金钱自在的情况下呢，就不用那么无聊了，就比较单纯一点去处理。他欠你四千块嘛，对不对？那表示说什么？出卖你的财产里面的有四千块钱是属于什么？是应该归属于谁的？买呃，是应该归属于不是出卖人啊，应该是借款啊，对啊。贷人应该是要借借贷人的，应该是归属于借贷人。有四千块，里面有四千块钱是归属于借贷人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你再把他呃出那个贷人的财产里面的四千块拿回来，这部分。 因为财产归属于还是归属于借借人是什么东西啊？借贷人，借贷人是什么东西？民法上面是用什么用语啊？嗯，出出借人， <laughs> 反正都很奇怪。对啊，反正就是借钱的那个人呐。对啊，这归属于借钱那个人的，借钱的出出借人，对，出借人，哎，反正也是很奇怪。总而言之啊，这个财产的归利益的归属是归属于行为人，没有错，是归属于行为人。四千块是归属于行为人，所以行为人自己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就把它拿过来。 这个部分一样没有不法意图，一样有不法意图，所以依照学说上面看法，有没有不法意图，请你们去区分种类之债、特定之债，或是金钱之债。特定之债跟金钱之债的那个区的结论上面是一样的，一样处理的，不一样处理是种类之债，因为债务人对于他给付什么样的标的物，他有选择的权利，你就不可以破坏这个他的权利，然后私自把他的财物取走。OK，可是这是学说上面见解，实物见解呢？ 书简就太简单。物简也说呢基本上呢，债权人呢，只要是基于清偿债务的意思呢，从债务人那边取走财产来抵债的话，一律不具备有不法意图哦。所以，我管你是种类之债、定验之债，还是什么特定物之债啊，反正我只要是基于清偿，要清偿债务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去取走他人之物的话，都不会有不法所有意图，结论上面都不会成立窃盗罪。所以，像以前我们讲的，啊怎么跑到债务人家里面去把他什么。 下去搬走啊，那个部分当然也不会成立窃盗罪，也不会成立窃盗罪，或是抢盗罪，或是抢夺罪都不会。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不法所有意图。因为实务界也认为说，只要是基于清偿债务的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去取走他人职务的话，其实取走债务人职务的话，都不会有不法意图，都不会成立窃盗罪，都不会成立窃盗罪。OK，那这个是关于不法所有意图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呃。 最呃倒数第二个小小真也就是说第八页下面所说的窃盗罪的忌位是要怎么认定？第一，我们先看左手，左手实物见解呢是没有问题的，这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接近跟物色财物，接近跟物色财物，所以你要写实物见解就写接近跟物色财物。这个是八十二年的第二次的行警决议，这个决议其实还蛮常用的，如果你要背它字号的话，也是可以把它背起来。你要背它字号，你最好背起来，很好用啊，因为你一天到晚写了什么都在写窃盗罪的左手啊。 对啊，所以你不妨把它记一下，八二二对，接近定物色彩。那这是左手啊，那什么时候计遂？这边要注意哦，窃盗罪的计遂，窃盗罪的计遂很容易跟窃盗罪的左手搞混，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窃取行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什么叫窃取行为？它定义是什么？我们就我刚才讲过的关键字叫被什么？破坏他的什么持有支配关系，然后怎么样建立起自己对于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嘛，对不对？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怎么样，计税的，就前面构成人行为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如果实现这样的构成人行为，你当然就怎么样，计税。那你说，那如果说那个财务的那个状态没有很稳固，怎么办呢？没有很稳固，那个是什么？行为重量的问题，那不是计税的问题，那不是计税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哦，只要我对于财务，对他的财务去建立起自己对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就计税了，到这边就计税了。可是计税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我对那个财务持有支配关系已经非常稳固了，因为我可能还是怎么样，所有人财务所有人就干嘛，就追上来啊，就追上来。那你被那个财务的所有人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了五十公里，你能说你对那个财务有建立稳固的持有支配关系吗？没有啊，你是有建立持有支配关系没有错啊。但是你没有建立稳固的持有关系，持有支配关系。但是这不会妨碍到什么，你已经计税了，你已经计税了。所以下一周你就是说，那计税的是什么时候呢？ 计税那就是先先去计税条件，当然就是对于财务要建立起自己行为人对于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那什么时候可以说行为人对财务已经建立起持有支配关系了呢？这个在学术上面非常的有争议，有好多说什么接触理论啊、入自己的什么领域理论啊，或者什么的，那些都不要理它。重点是什么？你去看那个财务的体积大小，你去看那个财务体积大小。财务的体积越小的时候，财务体积越小的时候。 越容易产生积税，为什么？想要积税越想要表示什么？你越容易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然后就怎么样？就建立起自己对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啊！你到那个光缆里面去，就套了一支铅笔，你把铅笔放在口袋里面去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建立了对该铅笔的持有支配关系。即便你还在光缆里面，即便你还没有离开道所，你还在光缆里面，但是铅笔那么小一支，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就怎么样？OK，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持有支配关，就已经进入到自己的支配领域当中了，就已经支配到自己。 可是如果说呢，你到光里面去偷是那种大型的史努比玩偶，超大只的那种种，有没有？有身上没有带其他的袋袋子，你就是徒用手拿，你想要把它窃取走。基本上你大概要到走出光缆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对那个大只的史努比去建立所谓的持有支配关系，对，因为台财务实体太大了，对，或者是把它放到你的车上去的时候，才会建立起对它的持有支配关系。 可是像那种几很小，的立可白啊、铅笔啊、项链呐，你把它放进去，你口袋里面去，真的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你的支配领域当中，就已经进入到你的支配领域当中。所以有没有建立起自己对财务的支配领域、支配关系，看的是那个财务体积大小，看的是财务体积大小。OK。那如果说你放在口袋去里面之后呢，又说那你是铅笔好了，放在口袋去里面之后，然后你这样不出光来，这样不出光来。 你家付出光缆之后，前面都会有那个感应器嘛，气道感应器啊，就是说你是不是偷东西，然后如果你偷东西，它就哔哔哔哔嘛，对不对？就因为偷东西嘛，所以就在那看你哔了。看你哔之后呢，你心慌呢，就跑走了。可是跑的途中呢，那个铅笔又掉出来，这会不会反而让你的窃盗既的认定？不会，为什么？你一旦击碎，就不可以怎么样，再回去未遂了，对啊。所以重点是， <clears throat> 一旦你建立起对那个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之后，不管那个财务最后有没有得到。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窃盗罪的既遂罪的认定，对，都不会影响到既遂罪认定。OK，好，这个是窃盗罪的既遂罪的认定，还要着手。那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赶课，所以休息时间缩短了啊，所以时间缩短到十分钟，所以就是三十七分的时候大家进来吧。对，好，那大家就先休息一下。